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几个学生去拜会大学教授，起初大家相谈甚欢，可是说着说着，学生们的话题就转向了抱怨。 抱怨生活的压力和功课的超负荷。这时，教授不动声色地从厨房取出了许多杯子，其中有木质的，有玻璃的，也有塑料的。教授让学生们自己取杯子倒水喝。学生们取完后，桌子上只剩下了粗糙难看的杯子。教授这时别有深意地微笑着说：“你们瞧，所有的漂亮杯子都被拿走了。” 剩下的全是让人瞧不上眼儿的塑料杯。现在我想问的是，你们选杯子的目的是什么？学生们异口同声的说：“喝水呀。”教授又问：“既然是喝水，那为什么杯子好看不好看，在你们心里那么重要呢？随手拿一个不就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争先恐后的选好的、美的？”学生们被问得哑口无言。 教授说道：“主副不分，而又什么都不想失去的心态，正是造成压力的主因。就好比你们喝的是水，还要选美的杯子，甚至在选不到好杯子时，心生抱怨。”十一，学生们到教授家去干什么？ 十二，教授请学生喝水的目的是什么？十三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美国青年亨利已经三十多岁了，依然一事无成，自卑伴随了他将近三十年，因为他矮，因为他的英语不标准。一天，他的一位好友兴冲冲的拿着本杂志找到他，说上面有篇文章讲的是拿破仑的一个儿子流落到了美国。 而亨利的父亲和拿破仑儿子的特征几乎一模一样，矮矮的个子，说着带有法国口音的英语。亨利半信半疑，他细细读完那篇文章，他愿意相信自己就是拿破仑的孙子。之后，他像变了一个人。过去，他为自己个子矮小而自卑，现在他认为这是天生的、值得骄傲的特点。昔日，他认为自己英语讲得不好，而今。 他以讲一口带有法国口音的英语而自豪。每当遇到困难时，他会对自己说：“拿破仑的字典里没有难这个字。”就这样，凭着超人的意志，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。仅仅三年，他便成为一家大公司的总裁。后来，他派人调查自己的身世，原来他和拿破仑没有半点关系。然而，现在。 他认为是不是拿破仑的孙子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懂得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，当你自信时，你就会无所畏惧，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奇迹。十四，亨利三十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？ 十五，亨利为什么像变了一个人？十六，三年当中，亨利做了些什么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